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讲解“友谊万岁”这个题目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呐，似乎这段的时间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的亮光临到我们，丰盛我们的生命，坚固我们信靠主你的心。父神呐，恩高。 做你的仆人要先讲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刚才 <coughs> 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长长的经文，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三个人、三样人：保罗、提摩太，还有以巴附体这三个人是平凡人。 但是这三个人，平凡的人，他们却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。所以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特别，我们都在交朋友，尤其在成长当中，少年人、青年人，让神的话语的亮光临到你。好，第一，朋友之宝贵。有一句话，大家有没有听说？银行。 晴天开伞，雨天收伞。晴天天气好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人生顺利，代表人生容易的这个日子。雨天呢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人生不顺利和人生不容易的这个日子。跟这个说法。 相反的，那是跟朋友有关。有人又这么说：“朋友像一把伞，晴天收起来，雨天才为你打开。”所以有一句英文话很美，叫什么呢？“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deed。”真正的朋友。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就看得出来了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讲这四个字。来，一二三，友谊万岁！哎，有一段形容朋友的话：朋友在你伤心时，让你走出低谷的人；朋友在你开心时。 和你一起欢笑的人，朋友，在你成功时提醒你不要骄傲的人，朋友，在你遇到挫折时给你信心的人，朋友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帮助你的人，朋友，在你。 贫穷和富贵时都不离弃你的人，来再讲这四个字，一二三，友谊万岁！哎，有一首歌，有梦有朋友，你们回去自己去估个听啊。他一段歌词怎么写？梦想是左手，朋友。 是右手，未来才有看头。因为有梦，有朋友，心灵的翅膀才能飞得久。有梦，有朋友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都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。再来，一二三，友谊万岁！ 我们要加一个字，三个字：感谢主，感谢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借着朋友来祝福我们呐。我刚才讲的朋友，朋友怎么样？神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，因为朋友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，因为朋友可以培养我们的道德勇气，因为朋友可让我们更加亲近上帝。 因为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再来，一二三，友谊万岁！好了，第二点了。当我们一直说友谊万岁的时候，年轻人、少年人，你们要知道，朋友有分种类的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那里？看对没？对，我讲吗？这个是什么？ 看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的朋友，应该不会是你嘛。他的朋友叫做什么？哎，你们年轻人读一读来，一二三，猪狗朋友。所以你不要说友谊万岁，友谊万岁。哎，不小心，你的朋友是猪狗朋友啊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。 当我们说朋友很看重朋友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朋友有分几种的。两千多年前，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多德说，朋友分成三种类。第一，卡里奥卡里奥的朋友，享乐型的朋友，这种朋友来往就是为了卡里奥。 为了爽外想快，还有兴趣爱好相同，哎，好多人有这样的朋友，也交这样的朋友，而这种朋友，危机是什么？常常忽略了或者漠视了那个朋友那个平个他的人和人格，就是说，嘿，朋友，到了。 你好呢，过年年呢，就你交朋友就是，喂你泉州家最州也在你泉州家了，你苏家会外也是家了，气味相同嘛，卡里有卡里有紧乌米嗯，我一直探访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哎呦，因为我要找一个小孩子，以前在这边做主织学，现在没有，十三岁，所以我找不到他。他说，他现在呀跟一帮人婆婆家，棒棒棒。 跑得非常快呀，飙车啊！你看，朋友啊，啊，常常忽略了平性和那个人格。我就讲个实际的例子吧。前几天报纸登，在印度有一个十五岁少女，她被邀请参加 birthday party 生日 party，然后她惨遭那个做生日的那个同学，还有同学的朋友。 轮奸致死啊！这在印度前几年发生的，马来西亚九年前有一个新闻轰动全世界啊，你上谷歌还可以找到啊。那个少女才十五岁，她很喜欢动漫画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动漫画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动动画，她就在网上借交了一个野爱。 动画的男子，两人就常常在那个网上分享、交流、讨论动画，交换心得，在电脑里面。有一天，那个男子就约他见面，在网上就约他见面，那他就去见面了。没想到，那个男子要强奸他，他就一直反抗，最后。 他的头给那个男子打烂打破死去，应该是前几个礼拜那个男子已经被判死刑了。今天报纸也登了，《新州日报》。马来西亚一个十九岁的少女，也是在网上，哇，这个网上很危险呐，也认识了一个男子，两个人也爱动画，同样是动画。 然后有一天，这个男子就约他见面。他见面了，男子就说：“哎呀，呃，这个灯很，很不够亮啊。我们到一个比较亮的地方，我们才能看这些画。”他跟着去，去的时候，哎呀，啊口渴啊，就给他喝一杯。给他喝一杯水，他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侮辱了，然后又怕照片啊，照片没穿衣服，照片被拍下。 他自己在脸书告诉大家这件事情，他又不敢报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讲这几个就是什么？兴趣呀，趣味相同啊，啊，爽快呀，因为有节目啊，而忽略了什么？忽略了品德，忽略了道德人格。第二，第二种朋友，利益型朋友。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：“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政治跟权益分不开的。所以参加政治的人，他们围着利益好处，敌人可以做朋友，朋友也会变敌人呢。所以这种所谓利益型的朋友是怎么样？来往利益当头，为利益一臂孔出去为利益意见相左。 也不要紧，只要能够内耗外耗，有得弄，塞呀塞呀，得弄，得弄绿了啊！我不知道本来会怎么讲，就是这种啊，利益啊，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啊？这种友谊，你不要说友谊万岁啊，友谊万岁啊！啊！第三，德行行朋友啊，这种朋友好朋友，他不自私，他都围着你的好处。 但是我要做的是什么？这一种朋友呢，对十多岁的少男少女呢，应该只是限于同性，女跟女的来往，男跟男的来往。同性，如果你是十多岁，不要跟异性，免得你十多岁，你的生理、你的心理思想还没有成熟嘛。如果发生了感情， 常常处理不好，好，所以我跟大家讲了三种两千多年前亚里多德他讲的朋友的类型，那这三种类型告诉我们，朋友哇，有的朋友是老师也是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有的老师是什么？是损友，是浪友，是狼友啊，是色狼啊！ 我们去看看，少年人在成长中中的，你的哪些朋友，会不会是损友，是友甚至有可能变到狼友，要很小心，因为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：乱交朋友，家老败坏；乱乱交朋友，自取败坏。所以。 我们说什么？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友谊万岁！不过交朋友要小心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华人社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两大害：一个毒品，毒品就是我们帮边那种板话粗话供，把风把风咯，换一下为把风，带你来跑马鸡。 跑马鸡，伊哩就讲毒药。OK，跑马鸡在那问题，把控、毒品、青少年人的问题，我有一项的数据，我有几个数据，你们注意看，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，滥用毒品、滥用白粉的那个数据。好，第一，云把控。下白粉。 接到平的那个年龄呢？十五岁，你来搞把性；十六岁，你来北把性。你看，少年人，只是十八岁、十五岁、十六岁两个加起来，差不多就什么，十个当中有六个人是下巴红的，这是马来西亚社会的问题。好，第二个，为什么？ 他们一些打疯，为什么一些图片呢？好奇心，世界上啊有来自好奇，给我五米五米啊，五米五米呀，好奇，他们一吃一吃，这个不是喝开水哦，一吃一一吸一吸就出现问题了。还有一个，朋友强的。 朋友狂，朋友，劝友二十二八岁，你看，好奇心加上朋友，十个当中八个，两先保护青少年的。第三个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下保护吗在哪里下保护下毒品吗朋友一错。 吸了一十八香，只爱抽烟，只爱泡烟吸了一八香。哎，实在有一个做母亲的跟我说，他的孩子整天在房间呐，整天在房间做什么？下把哄呐。对孩子整天在房间，不一定是玩手机，知道吗？啊，朋友家，四十四八香。好，再接下来另外一个数据。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拿到白粉吗？怎么样拿到毒品吗？这个数目字，从同学、从朋友那边，四十六八千，十个是白粉，惹上毒品的，我不完呢，就东欧，就朋友我们拿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，这个数据。 我们叫做显示 reflect 啊，显示了什么？青少年人每一个吸毒行为啊，都跟朋友有关，所以可见朋友朋友的影响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大了了。我们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为天，你讲什么他们会听，可是我们孩子大的时候。 我上次讲，慢慢讲话，他不听了，为什么？朋友为天，朋友是听听朋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他要交朋友，你能够拦得住吗？你拦不住，你也不能够拦住他。所以我们，哎呦，要交朋友，这么多朋友，你在烦恼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你在担心他交上什么损友，学了全部坏的习惯，讲话又粗，做这个又粗，还有。 浪游，半夜三更不回来，把晚上当白天，白天当晚上。还有，狼有色狼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，是你不要说女儿担心，你儿子，我今天最多做父母的也担心儿子啊，不是担心女儿遇到色狼啊，因为他的朋友有浪游啊，什么都做，你又不知道，所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这样就交朋友，没拦住，也不能拦住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一个最好的方法。那方法是什么？好，你跟两个样的来伯龙，好，你跟两个样的老伯龙在，过来，对来伯龙高损朋友。这是我整天一直跑，我跟人家讲的，让孩子来教会。 让孩子在教会长大，还有在教会交上朋友。我说过了，上一次我在三一堂这边做牧师，那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。那个时候，芒荣警察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在芒荣县有两个黑区，一班呆 八分都拼，三六多，私会党。我十年那个时候在这边做牧师，好几次，警察半夜三更来三条路敲门，怎么？要抓私会党人。可是，二十五年后我又再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三条路做牧师，你知道吗？ 三条路也变了什么？毒品、白粉、黑区呀！三条路也变个八荒毒品的五区呀！甚至我外话第二呢是八年就叫国民下八荒。为什么？以前只是社会党黑区，现在也变到白粉黑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三条路的青少年人。 没有来上一堂，因为三六罗的青少年呢，毛利上一堂。我这个是有证、有证据的，我有数据的啊。上个世纪，过了你的六年以前，我就讲到怎么去学。我在这边做牧师，青年团、少年团两个聚会人数加起来两三百人呐。 我美丽姐，曾经跟我谈一件事情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从下望回来，经过三一堂的时候他住在街上嘛，经过三一堂的时候，他看到三一堂前面都是脚车啊，那个时候青年人来都是脚车或者走人全部都是脚车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：“三六路青少年人都来三一堂了。” 三条路的青少年人全部都来上一堂了，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，上一堂还有青还有青年人、青少年人，但是我告告诉大家，不及八十年代的三分之一啊！北京年代两三百人，到搞九年代末时候，那点鬼来讲截 你们晓得吗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我们的玉香老师、常吴牧师做青年团团长，还有金梅姐妹，还有通密弟兄，还有资位律师做青年团团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三一堂青年团去，一连三年拿到什么？马来西亚哎是来马来西亚为了工会华人联谊会青年团去。 人数增长冠军一连三年，也因为一连三年得到冠军，所以这个冠军杯呢，也就留在上一堂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冠军杯是放在第第一圣殿那个书橱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冠军杯的话， 有奖，有奖，因为如果不见了嘞，那实在是太太太太可惜了。啊，对我们三一堂的一个历史来讲，那是无价之宝啊！啊，话转回来，八十年代，三一堂青年团区拿到马来西亚物理工会华人年会征长比赛冠军，不是一年，是一年三年。 可是你知道，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，三一堂的青年团契就怎么样？都到冰度，过哦用比比较粗的话，倒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事情？两三百个人到最后青年团契变到关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。 磨砺磨就三十六位青少年那里上多嘛，啊，到磨砺磨就青少年那里上多，老辈姓就讲道，磨砺磨下三十六位青少年的变把红样了。弟兄姐妹们、家长们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要注意。 这样的一个变化，所以我给大家看，我怎么讲，我就希望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关心自己家中的孩子，还有隔壁、左右、前面，我们的孩子、青少年人有没有来上一堂？我们要去鼓励他们，去带领，去关心他们来上一堂。 啊，今年我们的“上一堂”少年团契已经转型为青少年团契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是要两点半的青少年团契聚会，适合所有的从十二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参加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少年人、青少年人来上一堂。我在母亲节那天已经讲了。 让耶稣做他们的老师，使到他们身心灵健康成长，在教会交朋友。有一个商人讲个故事，他买了五头驴子，他买了五头驴子带回家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就把他的五头驴子呢退还给那个卖驴子的那个那个店老板。那店老板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要退还给？ 退还我这一只、这五只驴子呢那个商人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有十只驴子，五只很勤劳做工又吃不多，五只懒惰做工又很贪吃。你卖给我的五只驴子啊，过去一个礼拜，他一直跟什么？一直跟那五只又懒惰又贪吃的驴子在一起。” 所以呢，我要还给你。我们成语有一句话，“物以类聚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小心啊。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孩子交上朋友，那个朋友是什么朋友？是损友，是浪友。那么他也跟跟着一样浪啊。就好像那个驴，懒惰、贪吃，就跟懒惰、贪吃在一起呀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的朋友，如果你的孩子， 在教会没有朋友，在外面，他的朋友只在外面啊。那些朋友，是老师是亦师亦友，还是那些朋友是损友，是浪友？有一天忽然间变闹，色狼呢？色狼英文讲什么？Color wolf 啊，就可以了哈。 <laughs> 好，英文教育的人笑了，就讲讲了哈。好，开始。 如果你的孩子在商议堂交朋友，那你就可以放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商议堂交的朋友，那是好像圣经说的是怎么样？逃避少年的私欲，投那清新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益性的仁爱和平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们，要让你的孩子来商议堂。注意你的孩子有没有在商议堂，让他在商议堂长大。 交朋友，友谊万岁！一生祝福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说朋友，朋友有他的特质的啊！你们想想，你们的朋友没有这个特质啊？那才真正叫做好朋友、真朋友啊！第一叫做真诚关怀，真诚关怀。保罗说：“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保罗他看到。” 身边周围的人都只是顾自己，可是保罗、提摩太和伊巴附提这三个人，他们就与众不同。从圣经我们看到，保罗爱提摩太，提摩太关心别人；保罗爱伊巴附提，伊巴附提关心他的安危。意思是说，从这边三个人的友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友谊特质是什么？就是真诚关怀呀。 我们讲真诚关怀，什么叫做真诚关怀？好像很抽象，其实真诚关怀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。我讲一个，我只讲一个，真诚关怀是什么？坦诚的指出错误，坦诚的指出错误。人常常喜欢明着明着保身嘛，对别人缺点不要讲，免得讲到人家生气呀、反感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少年人。 弟兄姐妹们，好朋友、真朋友乃是坦诚、friendly 的，指出你的错误来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申请说朋友家的伤痕，出于忠诚啊。所以，坦诚指出你的错误，那个朋友他的话是忠言，他是真正真诚的关心你呀。 你生气啊？如果有人告诉你错误缺点，有一句话记得：那些私下把你的错误告诉你的人，可以放心和他做朋友。那些需要将你的宠物跟你供应人，你才本宁在交朋友。相反的，如果有人， 不把，如果你的朋友没有把你的缺点错误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不是好朋友，不是真朋友，记得吗？OK。第二，志同道合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嗜好啊，所以同样兴趣嗜好的人比较容易交上朋友啊。莫到晒开开呢，要么到晒开开朋友啊。 钓鱼发烧友也有钓鱼发烧友的朋友啊，还有喜欢喝茶的人品茶、茗茶啊，也有品茶茗茶的朋友啊。但是啊，这些都叫做志同道合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不可以少的，那叫什么属灵朋友？这种所谓属灵朋友就是什么？以耶稣为生命的焦点。 彼此扶持，在属灵生命上长进，这个叫做属灵朋友。举个例子，当以理，当以理他有三个好朋友啊。圣经里面记载，当以理加了三个好朋友，四个人，他们同样的心智，他们同样同心祷告，同样的成长啊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。 然后让你来上一堂，上一堂长大，在上一堂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，他们会交上，会找到这个第二种的友谊特质，志同道合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朋友。好，第三，朋友的特质，第三叫袍子之谊呀，袍子 这是古代人的衣服，但是现在袍子这是什么？同样当兵的同事，保罗、巴拿巴、一巴附体，圣经说他们三个人一同当兵。嗯，他们当兵，找兵，他们参加什么战争？属灵战争。谁是他们的敌人？魔鬼撒旦。而圣经里面也的确这么讲啊，穿在上帝所赐分装。 军装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。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保罗讲什么？保罗他在二十五节，他第一句话说：“我的弟兄。”第二句话说什么？一同做工。第三句话说：“一同做兵。”保罗这个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认清楚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弟兄姐妹们。 我们都是侍奉上帝的，我们都是跟魔鬼撒旦打仗的战友，我们不是战敌呀，所以我们要一直枪口对外的，这是保罗这个意思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再说，让孩子来商堂，在商堂长大，在商堂交朋友，哦，你说在商堂交朋友。 上当，道上的朋友嘞？谁是朋友？啊，你们来看，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信息：把那些无需提摩太的会有、以法菩提也的会有、一能商业的朋友、一六就讲先啊，道上的朋友，无需的会有朋友，会有也的会有朋友，无需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弟兄姐妹朋友的无需，弟兄姐妹也是弟兄姐妹的朋友。 这是圣经里面所我们看到的，所以，在上一堂，谁是朋友？牧师啦，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做朋友啊，在上一堂交上朋友，我们建立刚才牧师所讲的真诚关怀、志同道合，还有跑着之情的这个友谊特质。你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我们工作就没休息的朋友啊。 你们要记得哦！教牧会是您的朋友，没啊芙蓉堂、班德马兰堂弟兄姐妹们，他们都知道我是他们的朋友。有一年，芙蓉堂敬母主日，我邀请我的，应该是会领袖还是知识会主席？那个时候，张金祥弟兄，他分享讲道，讲道之后，他读了一段，他诵读了一段话，那是他自己写的。 我很感动，我把它记下来。所以你们今天也跟牧师讲好不好？你们读了哈，你们读哈，也跟牧师讲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 谢谢，牧师是你的朋友啊！最后德达瑞的时候不要忘记牧师啊！你们刚才做了嘛？跟牧师一起喝德达瑞嘛？是，记得，我们是朋友。弟兄姐妹们都是朋友。还有你说再想一谈，谁是朋友啊？牧师是朋友，德行姐妹的朋友，还有一个朋友。 耶稣，耶稣是朋友啊！这句话不是牧师，因为牧师讲过，耶稣亲自、亲口讲的。耶稣在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对门徒们说：“我称你们是朋友。”所以耶稣跟那人，高旺，高旺，这不高旺吗？是啊，不是高旺，高旺啊，是吧？啊，好，你们听得懂？我不讲，我忘记了是高旺还是高旺。 高望啊，没错啊。好，耶稣是朋友。哎呀，有太多诗歌讲到耶稣是朋友的。家牧师喜欢唱歌嘛，这些歌在我成长过程都成为我的我的生命之歌。你看这首歌《谷中百合花》，一开始就说什么呢？主耶稣是我良友。 有主神的网友，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朋友。你看，一开始就说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在万人当中是 the best friend。高望洋八零白，高汪洋得白。哎，这首歌就是这么讲啊。还有一首啊，我们大家都会唱的。 何等恩由慈人救救！这首歌一开始就说什么耶，稣是我最好朋友。然后接下来很美的，多少平安我们做，事，多少痛苦应忘首都。 是因为未将往事来到耶稣桌前求。我在少年时代，我被他滚瓜烂熟。打开克巴摆个球呢，蒙大蒙劝。我说过了，如果那个时候有损塑胶八哥完的话，我一定中选。 那我的声音又大声嘛！哦，耶稣是我最好朋友，真的蛮爽的啊！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是朋友，教会里面牧师是朋友，弟兄姐妹们是朋友，耶稣是朋友，我们一起志同道合，追求属灵生命成长，凭着德行这个建建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 在阿公，叫阿妈，叫阿爸阿妈，你的孩子没有来上一堂，上一堂啊，来上一堂啊，失去祝福啊！让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儿女来上一堂，参加主日学。主日学是礼拜天早上九点，参加少年团啊，不是少年军 B B，我们的少年军有六十多个嘞。 我看全马是最好的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卡顿，还有跟他的一般一般的童工哈，参加青少年团，在上一堂长大，啊一生祝福满满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 我们坐很久，我们站起来哈啊，我们站啊啊，还是坐的也是可以坐哈，嗯。我的生，我要敬拜你。 我的心深深地爱你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的恩典，我的心赞美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。 啦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的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。 思想的恩典，我的伤，我要敬拜你。阿门，请坐。